陈业辉这话反驳的，让崔丽也是一怔，一时间也说不上话了。这样长时间有个职业大神守着的工会，确实从来没有过。但是一个人的能量真的能大到如此地步？崔丽拿不出什么主意，最后只能是领导派头：“呃，网游工会方面的事儿，你比我更有经验，相信你能处理好的。” 陈叶辉真想吐崔丽一脸血，好在他也看出来了，崔丽这貌似撇干净一样的态度，倒不是他真想撇开不管，实在是他一时间也没主意了。怎么对付叶秋？这个课题，全联盟的队伍研究了七年多，只有一支队伍幸免，那就是叶秋的母队家世。 而现在，全联盟的队伍都因为和叶秋没有直接竞争关系，所以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不那么焦虑。结果，嘉世自己却和叶秋在挑战赛相遇，只有一方能回到职业联盟的挑战赛。曾经七年多没有忙活过的一件事，加世现在全补回来了。无论是网游中还是比赛中，他们都需要对付叶秋。 向其他战队请教一下，不行，那样太丢人了。崔丽很纠结。家世逼退叶秋退役，其实就是知道叶秋太难对付，所以不想让他跑去哪支队伍成为一个麻烦。只是没想到这家伙如此强硬，退役都不肯放弃，反倒成了现在家世最大的麻烦。战略上藐视。 战术上重视，崔礼自己都快有点心理失衡了，连忙默念着准则，刚念了两遍，突然脑中灵光一闪，要对付叶秋，还得着落在这人身上啊！萧时钦，怎么对付叶秋？这肯定也是萧时钦职业生涯里一直面对着的一个问题。 而在家世这边有着叶秋各方面的详尽资料，为什么不好好让肖时钦去研究呢？这一年过得实在是太混乱了。崔丽拍着脑袋，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一边拍着，崔丽就和陈夜辉告别了。怎么对付叶秋？他这有点门路了，跑了，结果陈夜辉还在那恍惚着呢。 因为新版本休赛一周很快过去，转眼已是十二月十四日，职业联盟第九联赛第十四轮的比赛将在今晚如期举行。十一天的疯狂练级，职业战队的职业角色升级速度都是相差无几。十一天，他们完美的升到了七十五级，这几乎是在第一天开始升级时就已经确认的一件事。 根据各种副本刷怪获取的经验比例，各俱乐部都做过精确计算的。这要不是足够升完这五级，哪会允许职业选手们拿他们的职业角色在网游里熟悉新版本而不去练级？练级方面，职业角色当然也没什么特权。他们能升到七十五级，其他那些没日没夜追求等级的角色自然也到了七十五。 这当中可不只是俱乐部工会的各种核心角色，普通玩家群中，练级狂也是很多的。这种时候，谁都知道先一步到七十五级的，可以比后来的拥有怎样的优势。先一步到七十五级，意味着先一步走进副本，先一下拿到更强的七十五级装备。这一点，俱乐部工会的玩家倒是不那么紧张了。 因为他们都有从君莫笑那里得到的装备，他们早已经开始征战七十五级的副本。对于他们而言，升级就显得不是那么迫切了。七十五级神之领域新开的六片地图，五人小本共有十个。叶修孜孜不倦地全都弄出了攻略。虽然没日没夜的话，冲到七十五级可以很快。 但这并不意味着叶修的攻略就没了价值。到了七十五级，也不过是开始开荒而已。等到能熟练刷通每一个副本，那绝对比练到七十五级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而有了叶修的攻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越级都能用。那到了七十五级时，就更没问题了。十个五人本。 每个副本攻略都是索要一件成装，共计就是十件。联盟战队二十支，除去关系好互通有无的异展，还有十九家，那就是共计一百九十件成装。荣耀角色装备算上武器，全身共计十三件，一百九十件成装足够将十四个人角色从头武装到脚。当然了。 叶修没有指定要什么成装，各大工会也不会那么自觉挑好的给。这一百九十件成装，叶修估计一件武器都不会有。从各工会陆续的支付上来瞧，也果然如此。对此，叶修也是无奈。毕竟七十五级装备都有什么，他也不清楚，也没法事先就约定需求。 而且工会用叶修的攻略刷出来的成装，那就都是五人小本出品的。同是成装，五人小本出品当然和团本出品在品质上是有差距的。否则副本难度的价值何在？庞大而又困难的五十人本乃至一百人本，又有谁会去刷？但不管怎么说，七十五级的装备总是强过七十级的。 不过，叶修他们只能望庄兴叹了。星星战队目前为止一个七十五级的都没有。不过，这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昨天的挑战赛中获得胜利。而职业联赛的比赛可就不会像挑战赛那么马虎眼了。无数玩家翘首以待这一轮的比赛，准备看看七十五级添加的新大招在职业选手手中会是怎样的风采。 不过结果是比较让玩家们失望的。失望，并不是因为七十五级大招有多不济，而是所有职业选手好像是约好了似的，在这一轮的比赛中，二十支队伍，三十场单人赛，十场擂台赛，十场团队赛，出场选手共计一百四十二人，结果竟没有一个人使用七十五级大招。 解说嘉宾还有赛后各大媒体的分析，倒也向玩家说明了原委。自然是因为新出炉的大招，职业选手也还需要研究，所以在这样重要的职业比赛中，当然就没有贸然使用。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网游内七十五级成装的获取，却也给职业赛场带来了一些焕然一新。银装相对来说被七十五级成装取代的是极少的。 但是七十级的成装在职业圈正面临着全面淘汰，这对于小战队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的角色依赖成装的只多不少，现在成装得到了提升，角色实力自然大上一个台阶。至于那些主要靠银装武装的大牌角色，短时间里是不可能就有七十五级的银装给他们提升的。 而七十五级的橙装基本属性纵然不输给七十级银装，但看附加属性时却大多显得略逊一筹。因此可以预见，在七十五级银装大规模的替换七十级银装之前，因为七十五级橙装的介入，强对弱对之间因为角色实力存在的差距将被拉近不少。 这对这个赛季最终结果的走势，终归会有一些影响的。无数荣耀专家如此分析着。而在网游里，随着角色的不断满级，拿起七十五级的装备、副本通关记录、团队副本、野图 BOSS 之类等各项事务，都已经开始提上日程。野图 BOSS 依旧是最受重视的环节，没有之一。 但是随着数家大公会猎杀团的全军覆没，所有人都明白，现在就急于七十五级的野图 BOSS，实在是早了一点，还是先研究各大团本，继续更新装备，提升角色实力才是当下该做的。但是这只是凡人的想法，在大神眼中，杀野图 BOSS 和下团本根本就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嘛。 只不过目前星星这边七十五级的人还太少，团队实力还是有点薄弱。这要说起来，战队的诸位还都有点惭愧了，他们的角色至今还没到七十五级，但是在星星还有无极的工会中，七十五级的玩家角色却都已经有了。民间潜藏的练级狂实在是太多了。唉。 我们也得花点功夫在练级上了。叶修如此说着。星星战队练级不快，但副本刷的着实爽利。十人团队能每天走一遍 CD 的，目前只有他们。其他俱乐部工会，哪怕现在都已经七十五级，七十五级装备全副武装起来了，十人团队还只是开荒中，每天团灭出来。 然后，一团人泪流满面的去把损失的经验刷回来。至于二十人团，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所有开荒十人团的惨烈之前加一个“更”字就差不多了。五十人团、一百人团，那和野图 BOSS 一样，也被划为了暂不考虑的范畴。转眼又是一周。 挑战赛里，星星依然未遇强敌，继续所向披靡。网游中这一星期勤奋练级，所有人角色终于达到七十五级。这时间，七十五的五人小本早已经展开通关记录的争夺，刷的是血雨腥风。但在一夜之间，十个五个小本的通关记录榜单齐刷刷地换上了星星工会的名字。 这要不是一夜时间不够，次数也不够，恐怕记录榜单一到十全都要换上星星工会了。星星工会的记录完全甩了其他工会你争我夺的记录半条街。据说有开荒过第十区经历的玩家，看到这清一色的榜单后，当场就昏厥了。再醒来时，忙着就问周围的人：“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 自己是在神之领域，还是在第十区？得到明确答复后，所有人都在叹息。原来噩梦是真的，第十区发生过的事儿正在神之领域重复上演。其实这哪里是重复？星星现在的队伍比起在第十区时精锐多了，唐柔、包子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白菜鸟了。 各种种样的成装进仓，让陈果笑得合不拢嘴。哼， <laughs> 不愧是记录奖励，比起那帮工会副本爆出来的，就是要强。陈果如此赞叹着。工会付清的那一百九十套成装，搁在七十五级成装圈子来说，确实都是低端货。